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三集。洛寒噎住，如果没有林清宵打断，他多半就在菩提树的帮助下发动时空漩涡了吧？我，你打算不告而别？ 林青霄站在洛寒身前，两人距离极近，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再一错步就是悬崖。林青霄仿佛完全没发现两人的位置，依然一眼不错的看着洛寒。最后一次见面，你竟然连告别都不跟我说。洛寒眼睛突然涌出一股泪意，对不起。 他想解释，他并没有打算抛下她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为从林青霄的角度来看，他要离开确实不假。林青霄亲眼看着那双漂亮的眼睛涌出水光，美丽又纯净，多么引人遐想。林青霄伸手拭去她眼角的泪，说：“我说过，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。” 永远不需要说对不起，对我也不必。洛寒正要说话，忽然手臂被林青霄握住，他用力太大，都把洛寒握痛了。洛寒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林青霄打横抱起，同时他的手被一圈冰灵力缚住了。洛寒双手失去自由，立即本能挣扎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洛寒用力挣扎。 同时还想挣脱手上的束缚，然而林青霄的手臂宛如铜墙铁壁，将洛寒牢牢扣住。洛寒的动作没有对他造成丝毫影响。林青霄大步走向天宫的方向，说：“你不需要说对不起，因为不会有下次。”林青霄盛怒状态下法力全开，赶路速度非常快，一转眼就回到了天宫。 洛寒双手被缚，他试着挣扎了一会儿，后来发现还挺累的，就默默放弃，安静地缩在林清霄身上。眼前很快出现熟悉的天宫景物，洛寒本以为要去重光殿，但是林清霄没有转弯，直接朝着玉清宫走去。洛寒眼看不对，连忙问：“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普通仙人看不住你。 我也不忍心将你押入天牢，那就由我亲自看着吧。看来林清宵是真的气狠了，竟然不顾自己洗静打算亲自看押他。洛寒不敢在这种状态下刺激他，心想：不过在玉清宫偏殿住几天，宫殿都大同小异，没什么差别。他继续保持安静，玉清宫里一片寂静。 唯有星河木落叶簌簌落下。林清霄抱着洛寒穿过星雨，大步进入寝宫。洛寒看着林清霄带他进入寝宫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太妙。后来发现进门后，林清霄手臂还没有放松的意思，甚至看样子直奔床榻而去。洛寒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赶紧挣扎：“你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” 林清霄纹丝不动，他走到床边，一松手就将洛寒抛到床上。洛寒落入层层被褥中，鼻尖顿时盈满林清霄的清冷气息。玉清宫前朝后寝，前面是林清霄理政的地方，后面大一片都是寝宫。这处宫殿是林清霄自己起居的地方。洛寒接触到床榻后，立刻想要爬起来。 然而他的双手被缚，无法使力，久久都支不起来。这时候，林清霄已经坐到他身边，手指微微一动，洛寒手上的灵力化成一个手环，套在他右手腕；另一面生出锁链，扣在床柱上。洛寒怔了怔，发现锁链竟然十分结实，而且这条链子由林清霄灵力凝成，显而易见是没有钥匙的。 <laughs> 林青霄，你疯了！洛寒一边挣扎手环，一边对林青霄说：“这是你的寝宫，你将我锁在这里，等明日天亮了，朝臣会怎么说？你身为天帝，不要名声了吗？”林青霄听到这些话，微微怔忡。他并不是很懂现在年轻人的流行，不过年轻女子被人锁起来后，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对方的名声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 他就要让人整顿一下仙界的风气了。魔界和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本子看看就罢了，传到天界来误导年轻仙族却不行。林清霄坐在洛寒身边，看着洛寒不慎走心的挣扎，问：“你就不担心我对你做什么？”这洛寒还真不担心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你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”“你怎么知道不会？”“我喜欢的人。” 冷淡寡言，不近人情，却从来不会做违背道义的事情。洛寒看着林清霄缓声道：“我相信他，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”林清霄沉着脸不说话。洛寒晃了晃右手，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音。他试探地问：“你现在冷静下来了？”“不要试图蒙混过关。” 林清霄依然冷冷地看着他，丝毫不为所动。我不是的。不会被你三言两语哄过去。洛寒没有接话，可是他心里默默接了一句：“天启记得林清霄也不会，他从来没有被我骗到过，他只是不忍心拆穿，谁不忍心，谁就输了。”自然，这些话没必要说出来，激怒本来就不冷静的天帝林清霄。 洛寒说：“好，你不一样，你是最聪明的。既然陛下还很理智，那正好谈谈禁魂的事情。”洛寒叹气说：“那天想必你也听到了，禁魂死前说我杀不死他，你应当知道，另一个他有心魔。那是我们在中古大战的时候杀魔神时，他被一块魔神碎片击中，禁魂和魔神碎片同出本源。” 我害怕，禁魂会对他不利。林青霄依然冷冰冰的。心魔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莫非他还是小孩子，连心魔都无法克服？这就是在抬杠。洛寒头一次发现林青霄也有这么无理取闹的时候。洛寒说：“不能这样说，他的心魔并非自然产生，而是因我而起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” 魔神汉的人是我，不该由他来受难。何况我已经问过菩提树了，时空壁垒的事情可以解决。我并没有打算不告而别，只是事情有轻重缓急，他的心魔耽误不得，所以我才来不及和你道别。花言巧语，模糊重点。凭什么另一个人就可以理直气壮被偏爱？林青霄在心中下了评语。 可是怒火还是不受控制的被他抚平了。然而一码归一码，即便洛寒说的再好，林清霄也不会忘记他今夜打算离开。林清霄说：“你可以留在这里，想办法为他解决心魔。”“不行。”洛寒矢口否认。“他的心魔你没有见过，自然不知他心魔的凶险。此事全因我而起，我有责任将其了结。” 你放心，我已经知道了解决途径。等我回去后，我会用尽所有力气解决时空壁垒。林清霄静静看着洛寒，这是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分歧。林清霄不信运气，不信鬼神，他只信他自己。与其赌一个未知的可能，何不将人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呢？林清霄靠近洛寒。 丝毫不顾现在两人在床榻上，任何举动都会显得很暧昧。林青霄靠近，洛寒就只能往后退，慢慢的都缩到了床角。林青霄伸手抚过洛寒的脸，问：“我究竟哪里不舒他？为什么你一门心思想离开？”洛寒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：“你很好，你多谋善断，强大自律。” 你无需和任何人比较。这些话虽然是夸赞，但是林青霄知道，这里隐含的台词就是拒绝。他轻轻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确实跟他不一样。他不忍心做的事情，我却没什么负担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